第一单元，二十个单词。汉语第一册，二十个词。某个汉字读 a o e i u u，哪个汉字读 p p。 发，不，闭，破，破，发，扑，闭，母，母，麻，母，咪，福，福，发，福，得，得，啊，都。

k k k u，k k h u，z z a z c c a z c 沙、沙、苏、舍、之、之、扎、猪、者、吃、吃、叉、出、车、师、师、沙、书、舍、日、日。 热、如、鸡、鸡、居、七、七、去、西、西、虚。A hangok megkülönböztetése. Aspirált és nem aspirált hangok. o o b b p p p p b b t t d d r r u u k k q q g 叉，支支，叉叉，竹出，车车，支支，叉叉，竹出，车车，举起，举起。 azonos vagy hasonló módon képzett hangok. Po, po, mo, fo, pa, pa, ma, fa, po, po, mo, fo, pi, pi, mi, tr, tr, nr, la ti ti ni li da tra na la du tu nu lu nu lu ge ge he gu gu hu ga ha ha zu zu 苏、沙、沙、沙、泽、泽、沙、朱、朱、苏、支、支、支、日、扎、扎、沙、朱、朱、苏、入、泽、泽、沙、日。

le, go, második leszkve. Összetett maga hangzók. wall, why, way, yu, Morgan is nobody's Marshall Hang's work. I am on, um, on, Ying. 杨、英、勇、万、文、汪、翁、袁、云，啊，韩国每一年都特别说，是特别，magal hangzok，爱、怀。 哇，幺，哦，哟，a 喂，呀，哇啦，哦，哇，a 耶，月月，安，光，圆圆。 弯弯圆圆，恩恩盈盈，温温云云。 Ebben és a további fonetikai leckanyagban minden példacsoportból csak egy példát idézünk. Ben, ben, fen, fön, kön, kön, zen, zen, ping, ping, min, min, 军军，轻轻，炮炮，佩瑞佩瑞，边偏，冰拼，挑挑，兜偷推推，东东。 该开瓜胯，工空光晃，该财散，遭招少，真诚生，旺昌桑。 山山山，朝朝朝，尊臣生。张张张，家家家，切切切，金金金。 囧、穷、凶。Harmadik lecke. Hangsúlyok. Négy hangsúly. Ála, ála, ála, ála. 八八。八 汤水，宝宝宝宝，飞飞飞飞，圆圆圆圆，弯弯弯弯。 egyrészt és kettes hangsúlyok. Pá, pá, höl, höl. Egyes és hármas hangsúlyok. Tá, tá, ó, ó. Egyes és négyes hangsúlyok. Bán, bán. gaan, ka. Ketras is harmas hangsul. Ni, nili. Pai, parai. Ketras is mridjas hangsul. nei. nee. Warren, when. ranmasses Nvidias hangstudio. Da, da. Na, na. Negyedik lecke. Hangsúlyok. Po, po, po, po. Tong, 痛痛痛！咳咳咳！咳！早早早！早！坐左坐！左啊，你一喊就睡。 five, five, five, five, twan, twan, twan, twan. En dus is het dus hangsvloeilijk. Tol, tol, Egyrészt és hármas hangosuljon. Szán, szán, cső, cső. Egyes és négyes hangsúlyú szavak. Szó, szó, szón, szón, szuan, szuan. Gattes ist harmashorn sujo sabalak. Lui, li, zrı, zrı, süri, süri, Gattes ist niedles hang sujo sabalak. Tör, tör, tra, tra, hármas és négyes hangsúlyú szavak. Fú, fú, Szuré, szui. Különböző hangsúlyú és jelentési két szótakból álló szavak. Tongzhi, tongzhi. 练习，联系。 自愿，自愿，重视，重视，埃德皮克列斯克，埃德斯汉格石油所大楼，乌亚布埃耶斯汉格石油所大楼，弗兰克瓦伦，弗兰加尔。 egyes hangsúlyú ott, kettes hangsúlyú szótag követ. Kung Chen, Kung Yuan, egyes hangsúlyú ott, hármas hangsúlyú szótag követ. Fang Fara, Gang Bili, egyes hangsúlyt négyes hangsúly követ. 安静、方向, kettes hangsúlyt, egyes hangsúly követ. Csengkung, kótyá, kettes hangsúlyt, kettes hangsúly követ. Huitá, leventyó, kettes hangsúlyt, harmas hangsúly követ kettes hangsúlyt, négyes hangsúly követ. Körömmin, laadunk. Négyes hangsúlyt, egyes hangsúly követ. Tien, tön, hú, szülen. Négyes hangsúlyt, kettes hangsúly követ. 大学地图，每节唱熟一点，蛤蟆唱熟一个完的。大使汉语，每节唱熟一点，每节唱熟一个完的。变换锻炼。 Hatodik lecke. Könnyű hangsúly. Egyes hangsúlyt könnyű hangsúly követ. Péz, póli, fáj. Kettes hangsúlyt könnyű hangsúly követ. Péter, mint, 朋友。 négyes hangsúlyt, könnyű hangsúly követ. Pápa, terv, títi, fél-hármas hangsúly, hármas hangsúlyt, egyes hangsúlyt követ. Beijing, Guangzhou, Haijun, hármas hangsúlyt kettes hangsúly követ. Hármas hangsúlyt négyes hangsúly követ. Hármas hangsúlyt könnyű hangsúly követ. 本子，你们暖和。Két-hármas hangsúlyú szótak esetében az elsőt kettesnek ejtjük. Hetedik leszke hangsúlyok. Egyes hangsúlyt egyes hangsúly követ. sűrű sűrűszín. Egyes hangsúlyt kettes hangsúly követ. Shenzhu, Yingxiong. Egyes hangsúlyt hármas hangsúly követ. 标准。 Gongcha. Egyes hangsúlyt, négyes hangsúly követ. Kongchi. Shen Diao. Kettes hangsúlyt, egyes hangsúly követ. Dósú, Nongcon. Kettes hangsúlyt, kettes hangsúly követ. Ertong, Lönchuan kettes hangsúlyt hármas hangsúly követ. Cíti, cíkó, Kettes hangsúlyt négyes hangsúly követ. Tianjin, Shijie. Hármas hangsúlyt egyes hangsúly követ. Hó cső, Gyöntán. Hármas hangsúlyt 格德上数一个万，等于几列句？哈尔马上数一，哈尔马上数一格万。广场手表，哈尔马上数一，尼日加上数一格万。解放考试，尼日加上数一。 埃及长数位，各位。电车、汽车。尼日尔长数位，两个长数位，各位。地球、化学。尼日尔长数位，三个长数位，各位。电影、汉语。 négyes hangsúlyt négyes hangsúly követ. Tai su, fang jia. Egyes hangsúlyt könnyű hangsúly követ. Chang hu, gan jing. Kettes hangsúlyt könnyű hangsúly követ. Bíz, liang shi hármas hangsúlyt, könnyű hangsúly követ. Ardo, Sihuan. Négyes hangsúlyt, könnyű hangsúly követ. Cú, Kaoszú. Nyolcadik lecke. 你还让艾特多说吧？常常创造，从此催促，坚决拒绝，拼气恰巧，相信虚线，住址。 自助、足球，杂志，再见，自己，财产，操场，测验，村子，随便，随时，宿舍，算术。 今天在第几节课？推广、广播、广场、细小、小心、小组长、选举、举行、举手。 美好，好看，好酒，大海，海洋，海水，预言，演员，演讲，具有，有余。 友好，总理，礼堂，理解，烈火，火焰，火把，手表，表现，表演，大考，考验，考场。 优美、美丽、美满、勇敢、赶快、敢想、字典、点滴、典礼。Azért mondatok? 你好，你好。 请进，请坐。谢谢。你是哪国人？我是匈牙利人。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你会中文吗？不会。 他会英文。你学习什么？我学习中文。你在哪儿学习中文？在大学。s e k l 好，谢谢。 人叫他会。记三节克拉斯盖，上午你有课吗？上午我有课。你下午也有课吗？对了。 下午也有课，晚上你有辅导吗？有辅导，没有辅导。老师在哪儿辅导？在教室辅导。晚上你复习吗？复习。 你在哪儿复习？在宿舍复习。你复习什么？我复习发音和声调。你上午复习什么？我复习生词，练习写汉字。 új szavak és írásjegyek. Gyors, xie, Hánzú. Sönzú. Tizenegyedik lecke. Egyszerű mondatok.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礼堂、教室、宿舍。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食堂和商店。图书馆在哪儿？图书馆在这儿。 实验室在什么地方？实验室在那，那是操场吗？对了，那是操场。你现在去哪儿？去操场锻炼，去操场打球。 他现在去哪儿？他去商店买东西。你也去商店买东西吗？我去书店买书。s 地方。

请你等一等，我去看一看。谢谢，王老师出去了。你有什么事情？我想跟他谈谈考试的问题。他什么时候回来？晚上回来。 他回来以后，给我打个电话好吗？好吧。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的电话号码是。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了。再见。再见。 új szavak és írásjegyek. Ten, kán, shi, xiang, tán. 13. leszke. Példamondatok. 我是学生，他是老师，这是书，那是本子。他不是老师，是学生。那不是本子，那是书。 这是本子，不是书。你是学生吗？他是老师吗？那是书吗？这是本子吗？收尾。 你是学生吗？我是学生。他是学生吗？是学生。您是老师吗？我不是老师，是学生。这是书吗？是。 那是书吗？不是，那是本子。为啥吧？我是学生，他老师，这书。 那本子，他不你吗？您，哪节的问 我们都是学生，他们都是老师吗？他们都不是老师，都是学生。那是书，这也是书。我是学生，他也是学生。 我们都是学生，他们都是学生，我们也都是学生。四位，我是学生，你是学生，他也是学生。 我们都是学生，我们都不是老师。你们是学生，他们也是学生，你们和他们都是学生，他们不是学生，是老师。 这是书，那也是书。那是本子，这也是本子。这是钢笔，那也是钢笔。那是铅笔，这也是铅笔。这不是报。 那也不是报，那不是指，这也不是纸。为伊萨我们都，他们也，你们和他们。

我们读学中文，我们写汉字，我们有书，有本子，也有纸。他有铅笔，没有钢笔。他没有纸。 我也没有纸，我们都没有纸。四百，我们是学生，我们都学习中文，老师教我们中文，也教我们英文。 你们学历史，他们也学历史。你们和他们都学历史，他们念课文，你们写汉字，他们念课文也念生词，我们念课文。 念生词，也写汉字。我们都有铅笔，也有钢笔。他们有钢笔，没有铅笔。你们有本子，也有纸。我们都有本子。 也都有纸，他们都有本子，都没有纸。乌萨旺教中文，学写汉字，有。 没学习英文历史，念课文生词，地上好多的 class。 别找蒙达多老师教他们中文，学生问老师问题。他教我们历史。我不念生词，我念课文。 他不教你们法文，教你们英文。学生都会法文，都不会中文。各位，老师教中文，老师教我们中文，我们会英文和法文。 我们学习中文，老师说中文，我们注意听。老师问问题，我们回答。我们练习听，也练习说。老师讲生词，也讲课文。 我们念课文和生词，老师叫我们发音，我们练习发音，老师叫我们汉字，我们写汉字，老师问我们问题。 我们回答问题，我们都努力学习。为啥吧？问问题，法文会说，注意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 三十、八十、九十、一百、二百、六百、七百、二十一、三十二、四十三。 一百六十五，二百一十四，五百七十六，八百二十，五百零四，八百零九，一千三百零六。 一千零五十八，一千九百七十一，这是几？是十，那是十几？那是十二，那是多少？ 三百二十一，四百，这是几十？是二十，这是三十几？三十一，那是几百？那是七百。 那是二百几？是二百四，二百九十六，这是多少？是七，十一，是二十八，是六百五。 一千零四，为啥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 零千几多少？第三幼稚的课是什么？老师教中文、英文。 法文，我们学发音、声调、汉字、历史。我说中文、英文、法文，他会中文、英文、法文。学生念课文、生词，老师讲课文、生词。 他写汉字，老师问问题，学生回答问题。他练习发音，汉字听、说、写。我们是学生，你们是学生。 他们是学生，这是书，这是报，这是纸，那是本子，那是钢笔，那是铅笔。我有书，你有本子。 他有报，他有纸，我们有钢笔，你们有铅笔。他学英文，他教英文，他会英文。 他叫你们中文，他叫我们中文，老师叫他们中文。这是书吗？这是书，这不是书。你学中文吗？我学中文，我不学中文。 老师教你们中文吗？老师教我们中文。老师不教我们中文。你有书吗？我有书。我没有书。这是几？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这是十几？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这是几时？ 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这是几十几？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九、六十二、七十三、八十四、九十五、九十九。 这是几百？一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百、八百、九百。这是多少？一、二、五、十二。 二十六、三十八、四十一、五十二、七十三、八十四、九十六、一百、四百。我是学生。 我们学习，我们会英文，不会中文。我们多学中文，我们多努力学习。我们念课文，也念生词。 老师讲，学生多注意听。老师问我们问题，我们回答。我们练习发音，我们练习听，练习说，也练习写。 学生学中文，你学法文，他学英文，我学中文，他也学中文，我和他都学历史。我教你们中文，你教我英文。